锵锵三人行啊，也谈来了，马先生也来了。这个有时候啊，对我们这个节目啊，有一些这个非议。 <laughs> 我作为主持人听了呢，感到这个非常的高兴。 <laughs> 为什么呢？ <laughs> 就说明他还有人看这个节目，是吧？你比如说，够不要脸的。哎，嗨，我就我都没想到，我跟马先生讲过一回景德镇，好家伙，马上说很多非议。然后，哎呀，我觉得我这真是我们无眼福建。我们上次啊谈那个鸡缸杯。 杰克杯呢，后来谈到最后也不怎么说到景德镇去了，然后我就说景德镇的现在工业化生产就很就就很衰败。嗯，说我说我这个在一个这个国际博览会，我当时落了一句补充，就是说我在呃几年前，好几年前，在一次呃博览会上看到呢，这个呃一个西方这个瓷器烧的好的，现在主要是德国、英国、法国，呃包括日本，他那个这个盘子啊，直接摞起来就三米多高，三米多。 都落在那儿，咱们的盘子就落不起来。你不敢落，因为它不标准嘛。嗯你的毛病是累积的嘛。嗯。你落到这么多高的时候就得扶着嘛。对。 <laughs> 结果景德镇人不高兴了，就说报纸记者也不高兴，网站也不高兴，好多人也跟着说说我 <laughs> 我是吃景德镇这碗饭的， <laughs> 你怎么不说景德镇好？人家怎么不很不容易生活是吧？你说这个其实我不是这意思。他们马上就有人呢，就拿那个十寸盘子啊，我看着比十寸还大点，那么大大盘子，呼噜呼噜给。 摞成了两米多高，说你看，这不是一米多，这两米多，他他最好摞出一三米多来，那就更有说服力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的个体现象，就是我看到的都是个体，我不可能是总总体，对不对？我们个体看到的所有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主观的，就是我自个儿看到的，不代表我做了全社会的调查，说中国有没有人咱打擂台能不能给给弄起来， <laughs> 是吧？没这个意思。嗯。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自省，就是。 德国，我这次去啊，这我刚回来，我昨天才回来。我看了，我特别注意所有大商场的这个瓷器，我注意看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这四个国家，没看见一件中国瓷器。我觉得是我们的悲哀，我们是发明瓷器的国家。是是。所所以啊，那个马先生，您其实是为他们好，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啊，我咱们不烧这个喝茶的。 这个是吃饭呢，咱们烧一点艺术瓷，对不对？有个性那也行啊。对，但是但是你知道，全社会的支撑，现在瓷器是非常大的一项。嗯。啊，一个是这个工业用瓷，一个是建筑用瓷，一个是这个日日日常用瓷。日常用用瓷这一大块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多。 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工业用瓷里是包括那个呃这个这个这个盥洗马桶啊，就这种叫洁具。对，你看洁具名品牌好的全是国外的，没错，对不对？你现在到最高级的地方去，你看不到中国的品牌。哎，你让瓷器国情何以堪？对呀对对呀，所以我们我特别希望的是什么？一看，哎呀，这个这个世界级的大商场里。 中国瓷器占有一席，没错。哎，我们一看，哎呦，这高兴，这这我们自个儿的，你文化怎么输出啊？ 对不对？你看看人家那东西，一看这洋玩意儿跟咱没关系，没关系。可是外国人天天都去买，那都是很贵的瓷器啊。而且我们国家的高端的日用瓷模仿，现在居然模仿西方的瓷器，连花纹、蚕丝花纹那个都是模仿西方的啊！真不创新，自个儿不创新。对，其实真是中国这个陶瓷啊，真是让人泄气。我我就真觉得，你本来咱就说啊，这个咱们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个高端艺术瓷，那艺术品咱们见过宋。 词，嗯，是吧？包括这鸡缸杯，达到过什？你这个民族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嗯，那么你今天，哎，就不要说了，对吧？但是呢，马先生教给我一知识，原来他真正赚钱的还不是这一块，他还是工业性的这种日常的、日常的，对。哎，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一部分，好像我们也不是很给劲，对，不是非常不给劲。那为什么不给劲呢？ 我去，我这次去，我去调查呀。我跟他们聊，他说：“哎呀，就中国瓷器，说呃卖过，说景德镇当年来了，一开始还不错，外国人都去看啊、中国文化，一看，哎呦，早年都是你们外销瓷啊什么的看，没两天自个儿就先打起来了，哗啦哗啦的，就是卖的好嘛，就是各种就是质量不保的往前拥，你质量不保的往前拥的跟前呢，就是卖便宜，卖便宜呢就由展会卖到地摊上，最后就说堆的都下不去脚，就那么卖，最后就地甩卖，不值钱了。” 所以，马上就给德国，因为西方有很多有钱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的生活标准是，我就在这个商场里消费是我的标准，我明明知道跨过这马路旁边那就便宜，我不去买。 不是中国人，中国多有钱的人都逛地摊儿， <laughs> 对， <laughs> 多有的钱都都成 <laughs> 天钻营，是吧？我看过好多富婆在北京的一些犄角旮旯去钻营，没错买假包，没错没错没错逛店就是店，就是淘。嗯，尤其那日本人，日本那有身份的人绝不去那种那个就是不够等级的商场去买东西，一样的东西他知道他不买，对不对？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我我，所以我就搞不懂啊！你说啊，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要艺术有艺术，对要日用有日用，对不对？然后你哪怕你就稍微讲点规矩，你别那么往前这个去。我觉得第一个你在做的时候，你难道就不知道自律一下吗？他律或者自律，你要不然就规矩。 规矩着你，对不对？你这个烂的东西，你就别运出国，你就不准打价格战，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你你就是这个，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你让景德镇，既然景德镇可以说你们，他也可以制约他们的人呐，对不对？你制约一下子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现在会出现？我实在是搞不懂中国的任何东西出去，包括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呃中餐，真正贵的啊。 真是日本餐，要么是西餐，对，就是日本餐。我们说了中餐那么多好话，这得说一句良心话，中餐贵的真不多，不，跟瓷器一模一样。对，没很，就是你想在一个特别排场的地方，在国外啊，咱们说国外，请人家吃一个中餐没有，全是乱哄哄的，一进去都是那个样子，就是就是比。 比咱国内有时候还乱呢，对对 <laughs> 对，是吧？然后进去就就是中国人呢，就是他刚才说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叫他律，我们没有他律，我们不是说他就是没有人来限制，没有行业限制啊，我们的行业限制全是搂着肩膀的事儿，根本没原则。日本的行业限制非常的严，你只要超过这个行业限制，你在这个行业根本没法混，没人跟你玩，你也不能玩，我们是不行。所以日本人出去以后。 就是他不管是做什么哪个行业，他的这个行业的限制是第一标准，就是他的他律特别厉。而且人家日本那个厨子啊，有些这给奥巴马那个做寿司那个，我一看，人家的自律比他律水平都高多了。对对，还在地下室，你想想一个国际的头号大总统下了飞机跑一地下室吃那个去寿司啊？那那那时候那个我儿子去日本还跟我说说那寿司店特有名，说改明儿爸我请你吃一顿。说奥巴马一去说这请不上了。 <laughs> 排队也排不上了，我对对啊？就说这个，他们才真是中国古代孔子那个《论语》里，你记得说什么就这个肉什么切不正不吃，什么这个食不厌精嘛，是吗？他真的叫这一刀下去，对，这一刀下去有道德的，就是这这这正着下去，就跟毛笔的中锋是吧？包括切多薄，你想他是渗透进这么一种。你知道那好处是都不使人刀。 都不许别人啊！咱呢拿个刀，说怎么切，那刀就没擦都没擦就给你切了，对不对？人家的刀都是自个儿的，所以别人都不许碰，就是。 他们到什么程度也有坏蛋的，当然也有，嗯，所以这个时候把坏蛋抑制住特别重重要，否则的话，这市场上全是坏蛋，你数不胜数。你比如说啊，你这个咱们说到景德镇，景德镇一个艺术瓷，如果你敢让你的什么三四流的弟子去去去画去做，那么你这个辈子你就声名扫地了。你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 你你你这个大师就别出来了，人家一看你这个大师就知道你造假。他得达到这个标准呢。可是，可是中国人有点不大怕声名扫地。你想，你郭美美都不怕声名扫地，谁还怕？就是他不没这种，不像日本人。日本人他自己，你比如他是个所谓的大师啊，他叫人间国宝。如果他评上他那个工艺美术大师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不经他手的，他绝不干的。如果他自己通不过的，他绝不能上去。我们这一成大师这牌子值钱了。 说弟子们来，咱今儿晚上加班啊， <laughs> 因为有一个人叫马未都，呀，明儿就要到，咱得想办法弄他一下子， <laughs> 就全这路子， <laughs> 那肯定就没戏了，对不对？我们是希望每个人的自律，你你其实你已经不愁吃穿，就我们所有有这种身份的人不愁吃穿，你要那么多钱已经没有意思了，嗯，对吧？钱的你够花就得，剩下的就是你的艺术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我们是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得有这种人出现。我们今天说，就就我说景德镇，我得说他好话呀，不说好话到时候他又说获。 <laughs> 对，可笑什么结尾？是说 <laughs> 对，就是一百多年前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中国景德镇拿去的玲珑瓷，获国际金奖，外国人没见过，说用您这碗呵，看着是一碗，一看透光的。 就就老百姓俗称米粒瓷，就是那个米粒，对对对对，透光的，就那个当年获过金奖，没错啊，那那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就是多少年以后人吃饭都得看着盘子说，哦，这盘子就外国人就是通过那个来了解中国。您说的现在的景德镇就更不堪了，就是我就前段时间我去看了那个就是古。 股市场的那那市场里边的古瓷啊，那个专家说是真的，那那个瓷器到现在为止雪白晶莹，那漂亮之极呀，那跟现在我那那让他们去落落那个去吧。我是觉得就是说这块，你看中国中国古代的时候哈，哎，在最近好像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就认为就是说。 我们所理解的中华文化精神什么的哈，其实已经亡了。就是他们有一种观点，当然是可以争议的哈，认为宋宋南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了海，就没了。南宋中国的文脉就断了。 <laughs> 到明清啊，那都是这这个这个狗尾续貂，对吧？就是他他他有这么一种观点，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也想起来，你看我去景德镇啊，我听他们介绍，我发现中国的这个工匠的传说里边啊，你发现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就是殉，殉身。嗯，你看，我看景德镇那儿就说说当年要烧一个什么东西，烧不出来了，实在烧不出来了，然后是他女儿还是谁这工匠。 跳炉子里烧出来，铜兵。你看中国那个讲干将莫邪那个宝剑，也是不行，跳你就是这种拼了命啊，他求好啊，求这这种东西，咱们古代是有的。对，是他起码说从这个这个文学的渲染上是肯定是有这个，对不对？今天哪有这个？今天都是说怎么能卖钱，怎么能偷工减料？因为中国人呢。 特别坏的是，在国际市场，包括国内市场，是价格竞争，就是你便宜我比你便宜，是吧？说你跳楼，你跳楼，我都我我我跳河，我跳河。说你跳河我自杀，你自杀我就自个儿给自个儿一刀，全这路子。所以你像西方的，就质量好的国家一定是这态度。你比如德国人啊，日本人的工艺都是你好，我比你更好，我绝不谈先不谈钱。中国人第一标准是钱，你便宜我比你便宜，那我比你便宜的前提就是一定要降低成本。 这成本不是随时都可降的，他有时候降不了，他就得偷工减料，不是偷工就是减料，对不对？所以中国的就是有的东西就奇奇怪怪，比如我我过去最早的时候买过那个那个不锈钢的盆哈，压薄的吧，呀不嘣不嘣， <laughs> 我就说哇，中国人这本事，把一个不锈钢做比纸还薄，对不对？那为什么？它就便宜嘛。 <laughs> 所以说你看，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了解中国人。 多快好省，凝聚中国人的理想。可这多快省和好，它有时候它不是亲兄弟。所以，所以我们现在叫又好又快，好字当先。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也别说景德镇了，是吧？ <laughs> 咱们说说保安吧。 <laughs> 这个换个话题啊，我最近发现有个话题啊，为什么我觉得想聊聊啊？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啊，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会出现一些让我们尴尬的情况。呃，这个案例啊，就有这让你觉得有这么一种尴尬。他说啊，在杭州啊，有个小区的保安现在上法庭了。嗯，这个保安呢，他呃老大未婚。嗯。 那么小区里有个女业主，然后小区大概有一好事的跟他讲，这女业主呢也是单身，是吧？于是他就爱上这个女业主了，然后呢写了封情书给这个女业主。过不多久呢，这保安就被物业公司啊给炒了，炒了这保安现在就把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说你为什么？说因为女业主去物业投诉去了，说让他感到极度不安，就他给我。 说骚扰我，哎，保安说爱上一个人，这是我不是天赋人权啊！ <laughs> 我跟你写情书，你可以拒绝我，对吗？我我也我我也不会再骚扰你了，但是我才第一次跟你写情 <laughs> 书，你就说我这个，那说你物业公司侵犯我的权利，所以到法庭啊要告这个什么物业公司，大概这个这个官司正在打，我不知道结果，但我就觉得啊，这个保安。 你比如说小区的保安和小区的住户，其实咱要照马克思的分析，它是两个阶级。 <laughs> 对，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但但但两个阶级之间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尴尬，你觉不觉得？那那就是在中国，中国这个阶级的，虽然我们一直要要要把这个阶级消灭掉，但是老消灭不掉，就是每个人都很清楚，保安这两个字就表明了你的社会低下。你要在美国是一保安，不见得是这样。那保安爱上那个。 那个爱爱爱上住户的事，在美国随时可以发生，在欧洲世界随时可以发生。嗯，我们这就不行，而且我我还专门看了一下，那字写的非常好。嗯，那保安那个那个字写的就很好，一看还不是那种歪七扭八的字，是吧？然后你你你不喜欢就不喜欢，接个情书，那女的也老大不小的，那女的好像也四十多岁了。嗯。 四十多岁，你还能接到情书，你得多珍重这事儿啊！你想想，哎，你现在问中国超过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接情书的机会，拿笔写的太少了。叶檀，你就四十岁以下的说说。 <laughs> 你要接到了， <laughs> 你要接到了的。多情保安遭遇无情女业主啊！啊，这个是可以写章回小说的。就是我倒是觉得啊，我不站在阶级的立场来考虑，我倒是觉得这个保安有一定的问题。 为什么有一定的问题呢？我觉得你可以向女业主写情书，但是最好你先把这个保安工作辞掉再写情书。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啊，如果可以施加影响力的工作是。 不要涉及这个感情关系。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们大学教授最近这种恶教授特别多啊，跟女学生在一起，就跟女研究生在一起，在国外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什么不允许呢？就是他可以施加某种影响力，使得这个感情无法判断。嗯，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一般来说啊，你就是爱上了，对不起，你憋着，你别说。 等到这个女学生毕业之后，你还爱她，说大胆的说，说了之后成其所好，或者结婚了，或者同居了都可以，然后两人就幸福的在 <laughs> 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是常态。如果你在他是你学生的时候，你就敢动手动脚的，那对不起。 你这个一定是诚信有问题，甚至会被开除出去的。这个是非常严的。而而且他这个里头啊，你我理解这个女业主啊，你你能不能理解？就是关系到今天啊人的一种不安全感。嗯。呃，这个里边儿，呃，因为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一哥们儿啊，他的这个老婆，他在呃，比如他在北京啊，他老婆在在家里，那住住住住楼房嘛，住楼房也是个小区。嗯。然后呢，因为他老婆这个人呢，非常开朗，非常热情。 每天出来进去啊，都跟这个保安打招呼，有的时候可能还给保安买点什么东西，就就就挺热情。然后，哎，其实我为什么觉得这反映人与人之间一个尴尬呀？保安呢，其实很淳朴，他家里是从农村来的，他就认为他跟这个女业主啊关系很好，这是吗？这这这，平常对他也很热，平常也帮着女业主拿点东西什么的。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啊，在这家里那个铃啊，保安的地儿噔响了，这个女业主就接电话，这保安就说。 说哎，那个我老婆从乡下来看我，那个没地儿住，就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们家借宿一晚上？ <laughs> 这这太不懂事了。 <laughs> 你知道后来是这个女的当时就吓得啊，因为她是独自在家，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我我我我们家在哪儿住啊？那保安说没事儿，我们这个就是你在客厅里那铺个毯子，她就能睡一晚上就行了。哎呦，就是你看啊，她一晚上没睡觉，给她老公打电话，就说我我今天晚上怎么办？ 我这玩儿怎么办？因为他害怕，因为现在就是互相不信任嘛。说他，我又他又想，我还不敢去物业投诉。他想，因为他是保安，他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要真跟物业投诉，他辞了职。嗯，你可知道麻烦了？麻烦了，你可知道这更来了？哎，对，这种恐惧感你能理解吗？能理解，能理解。是吧？你比如这这这跟的社会，嗯。 所有的层面都很难很难相信。所以你你看啊，这个保安啊，如果他真的喜欢这个女业主，最好的方法是辞职的啊，然后再去找一份隔壁小区的保安工作，然后你再来求爱，就比较好一点。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保安。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它影响力就在于说你是一个人，你家住在哪里，几门几号，然后你平时的生活规律怎么样，它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女的心里会害怕，这也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说实话，这个里边两个人都很寸，就是这女的年纪也大了，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属于啊，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通常来说的话，如果一。 一般的人碰到这种事情，我想啊，一般人碰到这种事情，他接到这个信了，他会去物业挂个号，但不会要求强行辞退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物业条例也没有一条就是说你不能写情书，对不对？对。也没有这一条。如果说保安继续，什么叫骚扰？你写一份情书不叫骚扰，这叫表达。如果你有第二次、第三次，你还跟着我，那对不起了。 对，一定得采采取措施的，这才叫骚扰。对，所以现在这个物业公司那边的律师呢，也不说这个理由，是说呀，说他之前违反过两次纪律了，比如上班玩手机啊，听音乐啊。你看保安还是个文艺青年， <laughs> 就是 <laughs> 加起来违反三次纪律，我们有规定，违反三次就可以开除了。 <laughs> 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个事儿也不该怎么是说啊。 过去你比如说像这中国古代，叫孔子提倡的就是各安其分，是吧？你是什么人，你就有什么人的行为规范。但是你现在有的，我还听咱们一嘉宾就说，那有些高档小区的这个业主，说实在话，他开着那个大奔、劳斯莱斯进门的时候，保安那个敬礼，这个傻叉，这他也会这样就是你，你知道吗？你也不尊重人家，就是敬。我有时候觉得这个。 他有有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呃，你在人之上的时候哈，要把下面当人；你要在人之下的时候呢，要把自己当人。这是一个处世哲学啊。嗯。我们很多人呢，因为过去的你别看什么开着大奔，什么住着豪宅，他可能。 还甭说上辈子，就他这辈子前半辈子，他可能还都是那底下的人呢，敬 <laughs> 礼的，对对对对， <laughs> 他都敬不上这礼呢， <laughs> 所以他的心态就不好。我这个我非常反对这种，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不管你在社会地位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你个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机遇。你比如我们这代人，如果往前挪个几十年，你什么你偏大能耐也都没有了，对不对？我我是真觉得，就是说你看，好像西方人呐，这种有这。 这种平等或者说独立人格的这种地方啊，你感老是感觉服务业不会特舒服， <laughs> 你这，他说有有你你看，我甚至见过很多外国人，他不习惯咱们这个洗脚，嗯，他其实不习惯的原因就是。 他觉得他有肢体接触， <laughs> 肢体就是就是伺候。他这种尊卑啊，他你看，我看过很多，包括外国这个 waiter，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看，呃，餐馆里的服务员，你发现没有，跟咱的店小二不一样。咱的店小二上来就是 <laughs> 就是低三下四。现在好多了，就下下四。外国那个，你感觉他梗着脖子哈，跟你还幽默一下，开开玩笑。对对对。而且真的，你说。 他还不为老板挣钱，你知道吗？他不谄媚你，你这我上次在在在哪国呀？就我拿条牛仔裤，我说都到了收款台了，他说到点了，我要下班， <laughs> 我这我说你这我不卖了。 我说这真不是老板，就是你看他，他感觉下了班跟你是一样的人，他没他没有你说的这种上下的这种。但是你你注意看啊，这西方的这个好一点的餐厅哈，很多人干一辈子，男服务员从十几岁就去，一直到六十岁退下去，哎，就这一个餐馆里干活，人家那种就是以此为生的那种态度，而且他也不想什么什么弄弄琢磨老板怎么发的财，咱也开个店去，没 <laughs> 这事儿，对对对，就是端一辈子盘子，而且以此为荣，以此为生。 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我们中国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叫流水状态。甭管什么行业，你保安更是这样。嗯。餐厅也是这样。对。那那些人都待不住的。待不住。老板也很清楚，您再过两天就走了，我对你好也没用，就凑合着吧。就是大家都是这么凑合着。对。这保安自个儿不凑合，情感问题也不凑合，给人写一这，这不多事儿吗？这 <laughs> 倒出了名了。哎呦，真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咱们现在你说有尊卑还是没尊卑？尊卑，但是没尊不，这个东西啊，其实中国是在一个失范的过程当中。哎，失去规范。所有的规范都在。